北京的棚里空调都没有， <laughs> 那个， <laughs>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最近的公交车纵火案，是吧？就是这 <laughs> 联想能力如火如火火嘛，这个这个呃，最近以来，我可以给你回顾一下啊，二零一四年的公交纵火，我们可以看看图片啊，这个七月十五号，广州二死三十三伤。 这是一个湖南的一个一个小伙子干的，据说他是因为什么赌博呀，什么输输钱啊，这就是这辆车。七月五号，杭州三十二人受伤；五月十三号，宜宾一死十二伤；二月二十七号，贵阳六死三十五伤。你说，这让你们产生什么感觉？ 原因呢？常见的字眼儿啊，纵火者的动机可以总结如下：厌世， <laughs> 他可以写错字儿，写成厌食了。厌世，厌世，悲观，愤怒，迁怒等等。嗯，对，但是我我们以前也因为发生太多次了，我们以前也说过几回。呃，其实这里头最危险的一个东西就是说，他看让我看想到啊，我不知道这么解释合不合理。嗯。 就你一个人，你悲观，你厌世，你要迁怒，你干嘛要一堆跟你无关的无辜的市民去陪葬呢？哎，就你香港人不是有句话吗？叫“蓝绝也踩谁”。蓝绝踩谁？那么多一起。但是我们说的蓝绝踩谁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我打不过你，你害我，我抱着你一起跳河吧。同归于尽。同归于尽。但这个不是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一种他眼中他人的生命是不重要的，或者他人是不存在的。 这个是我心里面一直觉得很是个疙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，比如说，呃，我记得很多年前，我我有时在街上走，有一次，那时候是第一次到大陆旅游的时候，几十年前，比如说我在想，为什么我在路上走老被人撞？后来我发现我走的比较慢，然后呢，我发现要嫌我走的慢的人，他们会怎么撞开我呢？他们从后面走过来会拉着我的肩膀。 这么一画我去拉一拉你。到现在其实我还会有这个情况。后来我发现，原来他们觉得这样是，因为他的心目中想是我要往前走，而前面那个人对我来讲不是个人，他是个障碍，我排除障碍而已。我身边常常遇到这种事，都让我联想到我们有时候没有那么意识到他人的存在，例如说。 呃，平常我们在香港习惯有个规矩啊，但当然现在很多人也不这么做。比如说，你开这个商场、办公室的玻璃门，开了之后，你回头瞧瞧后头还有没有人过来，有的话拉一拉，让人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貌。但是我们在这儿呢，就不一定会做这个事儿，或者是做了人家也也没感觉。这个演员呢，在台上表演有一个境界，叫旁若无人。 中国没几个演员达得到，但是中国人民大多数都做到。但是， <laughs> 但很多都做到。他又不是旁若无人哦，他要旁若无人的话，他也不要那些人陪绑，他就是他其实还是重视人呢。他就是说我死了，我得我得就是我，否则不值啊。我得造成一个不是损失大，我知道这样我就赚了，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心理？文道的意思是说啊，就说这个里面有一种心理啊，就是他对他人的感受。 和痛苦完全是无感的，他才能够做得到啊，对吧？你像那有的都是孕妇啊，你给炸炸成一身血，那你如果稍微你对别人的感受有感受的话，你怎么可以，你忍心？你能够换位思考是做不出来的，他那种是怎么样？他是有他人的存在，但那个他人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一个抽象的社会。 我觉得这反映一种，我不能讲反应啊，好像有点牵强。但是有时候我常常觉得，我们今天中国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很多人有一种个人对抗社会的一种想法，就是除了我个人就是社会，除了社会就是只有我个人。那么在这种想法底下，我损失了，我就拿一些回来。对，因为你们都是社会，你们都是社会，那些他他看到的不是人，他看到是一个虚无的集体。 当年鲁迅不是有句话叫“如入无人真的猛士”，他如入无人之境。哎，倒不是说你讲的是抽象的，我就觉得对周围人的这个无感。 <coughs> 我那天还跟文道讲，你知道那天我在那个哪儿啊？呃，中呃就是港岛那边，在一个这个日料里边这个吃饭。你知道那天晚上啊，我就真的是，哎，就是我也身为一个北方人，对吧？我当时啊，就是就是。 我充分的理解了，你知道有些外国人说你们中国人这样那样说话大声，对吧？他针对的可能是少数游客，对吧？不能代表中国人的形象，或者呢，他们也有点妖魔化我。我们这是一方面，但是当你亲身碰见的，我就是个中国人，对吧？那个日日料的店里啊，只能坐三四桌，是个很小的地方啊，只能坐三四桌，其中有一桌听口音呢是北京口音。 可是那天晚上，你知道吗？我对这个北京口音的讨厌达到历史顶点，因为俩男的啊，你得吃饭可能喝点清酒，你知道吗？就跟北京这个小酒馆里，他们喝点小二在聊天，那这没什么，你哥俩好，对吧？这唰唰，可是那个高喉咙大嗓门到什么程度？人家旁边有有有一桌就是外国人。 我觉得那外国人呐也比较有礼貌，因为说实话这地儿吧吃饭也不便宜，就到这儿吃饭的也也都是穿西装的什么这个人对吧？人家我就我就眼瞅着旁边桌上这外国人，人家就看着，人就这么看着你啊，那那么看，他长达三个小时，他吃完了，他他喝，他不走，你知道吧？那这人家，而且他这声音到了一个什么程度，我都没法说话了，我也没法说话，听不见。 他能大声到这么一个程度，哎呀，我简直就觉得我就这个丢人呐，或者说讨厌呐。就是我说他怎么完全他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他他对别人没，我就我我觉得有病，你知道吗？没意识到，你怎么可以意识不到呢？你这么大声音，你知道人家开店的那个师傅也不好说什么，你是花钱的嘛，对吗？人家在那就都这么看着他，都这么看着他。 然后那边旁边桌桌上的人，因为人家已经无法交谈了，你破坏了人家这个晚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人家一直就这么看着你啊，我我就看这个老外在那，唉，叹气，哎又看看你，唉，这俩北京哥们儿就旁若无人到这么一个地步。我说你，你怎么，你哎，你你你可以，你说这是自私呢，还是因为我我我我不懂，我不懂这是什么心理？就是说，比方说他一向是这样说话，你你能分析他的心理吗？ 我甚至有理由认为你是故意挑衅，但我相信也不是，我平常就这样，平常就这样。那么你为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这么招人讨厌呢？不，个生活，我平常就这样。那我到了别的地方，我还入乡随俗。那我我坚持我的作风。我花了钱了，我我还不行吗？你在香港现在常碰到有男的买衣服，就不到试衣间去，就在就在这个这个商店的中间脱了。 然后这个你知道，这个身上也不那么美妙的。嗯，大着肚子，大着肚子，这个这你知道，一些男人到了这个时候，其实我们也不大好看嘛。但他就在中间，那店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很多人的，他就这么脱了，那电影院对他也没办法。我觉得他是没意思。 他不觉得这是一个羞耻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他就平常就这样，他可能在乡骚扰到别人，你那么小的空间，你不知道呀看不见吗？是我也觉得这种呢，有时候很难讲。比如说你你说那个情况，子东，我一模一样，我就碰见过，还是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百货公司里面，比较还是贵的，就你你不是一般人进去，你你旁边看的人也不大好意思去，对，当然我唯一能理解，你说他是不是喝大了？ 可我也不知道，你像老外他们在西餐厅，他们会喝大了吗？他们会节制喝酒的量，也会喝大，但是通常尽量都很节制。就你如果真的到了很贵、很高档的餐厅的时候，一般喝酒是有个量的，因为你知道你不是这种地方不适合你喝醉。你叫失态。对，你要买醉，你去酒吧。 对，可以。他另外有一些 <clears throat> 地方，对，你是可以这么又醉又日本人那种喝酒地方是是可以的，比如说欧洲那种酒吧，伦敦那种酒吧，伦敦那种高级会所没人这样。对，然后你到了街边酒吧就胡乱怎么来都行。那我想说，我那回那个例子很有很有，我觉得很很印象非常深，因为那天也就出现一模一样情况，就一个男的游客。 呃，就脱光了，其实上半身，所 <laughs> 以他下头穿着，下头，那上半身全都赤裸出来了， <laughs> 就拿了一件那种大概五六千块的一件衬衫，就这么在穿。后旁边在看，那后来有有一个人忍不住，有个客人，就是香港人，我估计，因为他说的普通话很别扭，就说先生，这个其实那边有试衣间，你不要去那边看。然后呢，这个客人呢。 他也是讲普通话的，他说我就我去呢，他多麻烦呢，那排着队呢，我就在这换。他说这好像不太好吧，什么？然后后来开始逐渐变口角，那 <laughs> 么口角起来之后呢，呃，我后来没听到那个，我估计是香港的那个男孩说什么，因为我听见这个我们游客说的话声音比较大，他就吼，他就说这个我就这么让你们还怎么样？我现在花钱的都不行，你们香港人就是歧视人，就瞧不起我们大陆人是吧？ 啊，你你不是中国人吗？然后这套我很熟悉的话就就来了。那么这在今天香港并不罕见这种场面。那每次到最后结论就是你是不是歧视大陆人？你是不是不不认自己是中国人？所以，我我们也没话好讲了。那那能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这宏观一点看呢，其实人类呢都有各种不同的行为。那么现代的这些社会呢，它就制定了不同的场所让你做这些不同的行为。 那你可以裸露，你可以那个说话很大声， <laughs> 但是都规定在一定的地方。那么你换了一个情况，到了另外一个情况呢，你就不遵守他这个规则，那么别人就觉得你不礼貌。我觉得大概是。 他还是坚持他原来的生活规则，就是反正这个，我我我我不提的，我不就跟人家吵的，我知道你讲了，人家肯定不开心的。对我也不说话的，我主要是你你也不说。哎，如果旁边一是但是但是相比上巴士烧车的人，这些人还是小，还是好太多了，还是凉，还是凉，还是您拖吧，您拖吧，您拖吧，拖吧， <laughs> 宁愿大声啊， <laughs> 哪哪 <laughs> 怕在车上拖，对也没关系，你哪怕是高喉咙大嗓门，你不要烧车嘛，是吧？所以凡事你要。 看开点， <coughs> 没错，我也是这么想。没错，没错，我们真是，你这么说，我这心里的结就就放下了，对吧？愤怒什么？他没烧电是吧？没错， <laughs> 你还想怎么样？中国人民 <laughs> 威威震天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当然，这是两个根本性质不同的问题，一个是人人民内部矛盾是吧？一个是哎，你就敌我矛盾了。你要炸了车，对不对？烧了车。现现在的工作重点是三反嘛，反腐、反恐、反西方渗透。 是目前的工作重点。是这个反恐呢，其实其实两种，一种就是像有一些这个极端的这个维吾尔族的那种，那是有策划的，对不对？他这是一种政治行动，那这个很复杂，我们先不谈。刚才讲的那种啊，就是个人厌世了，我不想活的，然后你们一起活。我在想，这有什么办法呢？如果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读书的人。 那就理性的来讲，别人也是生命，你你你有的你的问题，你不能看别人。我们全中国每天每小时都有很多人死于癌症、死于心脏病，他们并没有拉住旁边的人一起死，对不对？他们也就是死的。所以我有时候觉得，安静，你不要启发这个事情嘛。 <laughs> 安静死的是一种很庄严伟大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你在床上，你知道你没几天活了，他也并没有去去烧火。 另外一个方法呢，就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用的一个方法，就是相信有来世，就是说这个生命只是一个漫长过程的一个阶段。那你要在这个地方作孽的话呢，那你下一世你就那佛教也是这样，天主教也是这样，伊斯兰教也是这样，各种各样的教义都告诉你有有另外一个生活。 所以你不能在这一个事情把事情做，但是这事儿也有两面性啊。有的说你上天堂在这炸了，那边对对，多少个在那那那那是另外一个极端。但是中国的问题是，你要是不是读书人，你要不是呃有宗教的信义，那就只能推到我们最老古老的就是孔子呃那个孟子的，就老吾老以及人就是恻隐之心。 就是你得想别人，我们最朴素的人制约一个人做坏事。比方我们看一个电影，不相干的一只小狗，一个小孩儿受灾难，我们会难过。就是要想办法唤起人的。一个人一旦失去了，要是宗教没有，理智没有，再恻隐之心也没有，那真的很可怕。对，那那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觉得这种是最可怕的，还还还是什么？就他对整个社会造成的伤害。我们就拿九幺幺之后的美国来讲。 美国这个国家，大家都说被九幺幺改变了。嗯，它最大的改变是在哪？是整个社会机理的改变。嗯，呃，比如说我们游客的话，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你现在进美国，他们态度之恶劣，过程之复杂。呃，然后美国的各种安检措施都全面加强，是那裸体，对，也是裸体，X <laughs> 光裸体，然后耗费的社会成本非常大。然后他开始搞窃听，像他现在这些窃听门的事儿。 然后这整个甚至，然后虐待囚犯、酷刑都来了。也就是说，美国因为一次恐怖袭击，最后付出的代价是牺牲掉他们原来相信的某种价值观，牺牲掉他们生活的便利，同时还毁掉人跟人的互信。比如说，他们现在有些人是一看到一个穆斯林，一个戴着头套的一个女孩，他就本能的，他就有点提防，他就觉得这人是不是潜在恐怖分子？这就恐怖主义最恐怖的地方。 不是实际炸死了多少人，而是他跟着怎么样破坏你的社会的组织机理。同样的这类事件在中国，它带来的破坏也是这个层面的。就是说，你原来呃呃，我们而且我们跟美国还有个差距。老实讲，我们本来人跟人的之间的信任就就比较糟。在美国，原来人跟人家还是相互友善。我们本来中国人就跟人之间没有那么大的互信。你现在还搞这个，我哪知道？我现在上公交。 坐在这车上挤在这的几十个人，谁是要杀人的？那么，当你对人的不信任被一次一次这个事件推起来之后，这个社会机理就溃散掉了。而且另一个方方法是什么呢？要不然就国家耗费巨大成本，搭公交都给你来机场安检，你可能吗？而且这么做的时候，就整个社会是高度紧张的。 我们这个呢，又跟九幺幺那种不一样。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，像像新疆来的少数暴恐分子啊，这部分的新疆或者个某种的主张的那种暴恐分子，那些呢还叫做有有时候也其实也有很大问题。看样子，比如说最近我发现很多人开始歧视维族人，这当然很大问题。这也是他的毒害的后，这是他毒害的后果，然后增加民族矛盾。但是现在我们刚才说那种是什么？这是普通也是汉人啊。 是主流人口之中的汉人啊，你不知道身边谁是啊，他这这个恐怖，他才是恐怖。我觉得还有一条就是比较比较真的恐怖，就是说他觉得人觉得我受了不公平的事情，我就有权报复，他有这么一个权利。我觉得他们是不是这样？是啊，你把我逼到死路，那我也不让你们好好活，而你们是一个社会嘛，就我刚才抽象的嘛。 他他他没想过这个这个这些人是跟他没关的，他也没想过那是一个个拉登说那个楼，拉登还说了，你们投票选了美国总统，所以你们是有关的，有责任。那他就是说，你们逼得我日子不好过，那你们其实坐巴士的人也都是弱势群体啊，基本上。对对啊。对不对啊？那还有老人小孩啊。人民自己害自己了，哎，你这你说这这真是我所以觉得讲不通啊，这个巴士。所以他就是一个什么呢？就是一种个人，他心中没有个人。 只有一个虚虚构的、抽象的集体的、社会社会对，然后呢，当他这种案件逐渐增多，或者有人这么作之后，我们原来那种没有个人、只有社会或者社会之间的这种纽带关系的薄弱，就会更进一步冲淡。是不是？恐怕这种人呢，他哪儿都有。当然，哪儿都有。当然，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个。但是，我刚才讲了嘛，这很多人就是靠宗教这条路线 <coughs> 限制住了。 嗯，那有的人就读书的人就是这样来想嘛，读书人是自杀嘛，自杀的人不是就是绝路吗？对，老是走到北京城门外，那不就是绝路吗？写了封信给毛主席，但他不会到八十里去放个火，他自杀就是我自杀就算了，我我我。这是两知识分子，傅雷开个煤气，这个把他太太一起，那是这么伟大的翻译家，知识分子就走这么一个路，他要他自己的行为，他要自己说得过去。 这样对，知识分子是自觉于人民，对，但是人民呢，直接就冲人民去了，枪枪 <laughs> 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，这就有点像美国不是很多校园枪击案也是这样，对对不对？他其实也是有枪在手，然后他可能自己感情不如意，比如说前阵子我准备死了，对我我我没没女孩子喜欢我，我知道，我就回去把所有女孩都杀光，对 <laughs> 不对？他那迁怒。 但这种迁怒有个前提啊，迁怒的前提就是你本来因为一个人生气，因为一件事生气，你这个怒火转移到一些不相关的人，他背后的逻辑是那些不相关的人在你眼中看来，其实是相或者都是相关的。他是一个没有能力把别人个体化的一种人，他是没有能力去处理人跟人具体关系的人，他才做得到这一点。 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也会出现，偶尔出现，最常出现在什么地方？就是交通堵的时候。你比如说堵车，其实堵车的真正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你前面那个人开的慢，他也不想开的慢。堵车的原因是很远的地方一个口，或者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。但是开车拥堵在这动不了的人，他特别容易会迁怒到他身边看到的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部车。 哎，对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不知道，你们都是有外国生活的经验哈。反正我在中国生活经验，我是发现一个什么呢？中国司机，哎，包括我们家里的这个一些亲戚哈，我就发现这毛，他爱骂人。我老觉就开车啊，嘴里就骂骂咧咧，就是比如说旁边人或或者这个这个晃晃了一下啊，或者是跟他抢了一下，他骂。我有时候我就跟他说，我坐车里，我说你骂他又听不见，你为什么老骂？你骂他干什么？他就自己骂。后来我发现很多司机。 有这个爱好，你你你骂人就是自己的。他自己在车里骂，平衡啊，对，寻求一个心理平衡。是，所以我记得我学车的时候，一个美国学生，一个一个一个美国学生教我，第一次开车就跟我讲，记住，never get angry，when you drive。我当时什么意思？就就永远不要生气。就是我当时连停车都停不好了，我心想你跟我讲生气不生气干什么？我我一点都没意识到这句话的重要。 哎，结果后来越来越体会到，他就是说，你开车之间其实有时候是会生气的，一生气你的开车就会出问题。嗯，哎，你会失水准，你会，你会，你有很大的问题。说这句话，我觉得放之四海而皆准。那天我跟那个于老师吃饭，就于于飞鸿啊，哎，我觉得他挺智慧。我跟他大概说一个公司里的一个一个什么事儿哈，哎，我一说开他马上说别生气。 他说：“为什么都不要生气？哎呀，我觉得他这个话说的非常好。就是你仔细想想吧，你可千万别为了什么都不值得，就是真的。你为这个生气啊，除了坑你自个儿之外，你谁都坑不着，对，谁也帮不了。是，真的，是你看，真的别生气，老师就智慧不？” 嗯，这么大岁数还这么漂亮啊！不不，谁说的？这于老师就是越活越年轻了，对对对，越活越年轻了。 <laughs> 去年二十嘛，今年十八。我说的什么？赵永赞，这于老师火更更又火一把，演是？我知道我知道，演个什么电视剧？对对对，要演一个搞婚外情的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我不能我不知道。快快快！赵永赞林的话就再可恶的人，嗯，想生一步，他都是可悲的。嗯，对，那就不生气了。 对，真的对，真的别生气。主要是生气，除了祸害自个儿之外啊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这人要是能有这个理性啊，这个就就能好很多。今天这还有个问题是中国人的情绪问题，因为很多学者都说中国的潜在的精神病患是相当多的，有相当多，或者抑郁症啊，什么各种情况都相当所以已有的出气筒啊，就不要堵了，没错，就多一点缓缓冲口啊。 还是反恐的有效方。法。我们应该鼓励全民都跳广场舞，宣 <laughs> 泄宣泄一下，对吧？